锵锵三人行，这个我经常停留在北京啊的这个原因呢，不是因为北京好，相反，我觉得北京哪儿都不好。 <laughs> 但是呢，北京好像唯一有意思的、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啊，是它有一些奇怪的人，比如说这位。 <laughs> 所以今天徐老师，我给你介绍啊，这个徐彤老师。我为什么觉得我怎么认识他的呢？大约在一年前，有人给我拿来一个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要叫算命啊。 我这个从头看到尾，他让我看到一个啊，我们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世界，比如说城乡结合部，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小偷是吧，甚至是这个卖笑还是卖淫女，甚至是算命的，就等等这些所谓的社会的这个边缘人、底层的这个人。而且呢，他这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，他就到城乡结合部啊，比如说去拍，然后到后来啊。 他就住在那儿了。他拍纪录片，他就跟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了。这些人就跟他的家人、邻居差不多了。然后就是没事到你家混混，然后他这个机器架在旁边，他可能就这么拍。所以拍你拍的时候告诉他们吗？呃，他们肯定是知道的，因为先是交了朋友，先是哥们儿了、朋友了，然后呢，呃，旁边去才是有一个机器，所以机器拍摄是附属品啊，而是附带出来的东西。但他但是他一知道有一个机器在那里。 那你他的行为，他跟人吵架，他跟。 跟老男男的吵架打架骂人，他会不会跟他平常有不同呢？哎，这是纪录片，他最探讨的。 <laughs> 对，对，这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最最浅薄的问题。所以，这就是关于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。所以说，我觉得纪录片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。嗯。实际上呢，呃，人们人们肯定会知道会有摄像机是存在的，你的身份和你所有的东西。嗯。那这样，所以我一直认为摄像机应当在生活当中像。 就像泥鳅一样，在这些污泥浊水当中打滚儿，然后你带回来的东西才真实的影像。让你的被摄对象，呃，至少你跟摄像机混熟了。 他已经习惯了，经常这个人就拿这个机器跟你混混混，就就是不是这可以这样理解？就像我们现在知道明明有摄像机在拍，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忽略它，我们还是照管自自己谈哎，是，而且我可以给你看一个小片段，就他拍的一个算命的，这一个身有残疾的一个人，也是他的这哥们儿了，对吧？他就拍拍拍拍的这么呃一个纪录片。那么我其实我觉得啊，我选的这一段啊，是他就到这个当地的残联部门嗯去要这个救济。 要救济，但是实际我又认为啊，这个算命的挺能砍。实际他面对你，他这个镜头在旁边啊，他有点表演的性质的，他有点狐假虎威啊，他有点对搂不住，他有点这个 <laughs> 这个炫，就是还是什么啊，就是故意卖弄口才。但这一卖弄呢，我认为客观上啊，把他这次讨要救济的活动给搞失败了。 <laughs> 哎，我们可以看这么一小段，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。 你能给我答复？能给我？不，你啥事儿？你说啥事儿了？你说啥事儿？咋还答复呢？我这个生活困难呢，我这这生活维维持维持城里找残呢，全社会都关心残疾人，我是响应国家这句这句这个国家政策来找残疾人。哪方面的？我两方面，就生活。那我这个我这个我这赖风湿，我不要求给我治病，因为我这赖风湿现在已经定型残了。 也就慢性，也就不直吃点要药，那我不能说跟领导给我要花这花销药费。就说生活，这是粮食，现在都花钱买。柴火冬天取暖，我整点柴嘛。没事，你这个现在能吃这块主要救济渠道就是低保。那那，因为啥呢？残联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这方面的。那国家在设，国家设残联又又是。 是残疾人为残疾人提供康复需求，提供服务。是啊，我这块没也缺钱，就这个需求这个就缺钱是。嗯，我又缺钱，你缺钱呢？你找这不是那回事儿，你跟人闹三百二百管啥呢？你能出就用，就这三百二百就一上门劳动能力那是很饥渴的。有钱没钱我不知道是吧？人说没钱，就是人手里无钱。呃，有时候没钱，所以说为什么找你们呢？ 我没有必要，有钱就有钱，没钱就没钱。那我说有钱，有钱我也说没钱干啥呀？不是，我说下来，我说下来，我这是我。行，我跟你说这也没有你你，有您这领导也不是你一个说算。我不是领导，我就办公室人员，人领导都不在，你找我。要不说我跟你说，领导都不在家，我只是跟你解释解释。那我这个没有父母了，我现在年近六十了，我们俩都年近那个啥六十多了。我们这样的你不招手。 重点不列入重点项目。去年去年你都得到就是在给一块应该得两块，我们两块。哪那不是按人分人头发放的？那国家。去年那一共给了是二十户，都都你都得到了，你还咋样呢？那就不错了那个。呃，徐徐老师，你给我们看这一段，你是想说什么？这段我先想表达一个这个情绪吧。这按理说这不是这段意思啊。我就是刚才说这个残联这个人呀，他这态度真是让我受不了。 这个老厉是个残疾人，跟他说点事儿，甭管他说的对错有没有道理。老厉一直拄着棍儿站在他的办公桌前面，他就一直那么大摇大摆的往那一坐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接受不了。当然，这段内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。我说是这段内容呢，是表达了一个这么个意思，就是说他是俩人都错位了。怎么讲呢？呃，老厉看他也没拿他当政府看，他拿老老厉呢也没当人民看。 两个，整个是两个江湖人在对话，让我感觉特别像什么呀？像那个江湖人之间像盘道似的， <laughs> 对，咱们俩盘一盘，我说我的道，我。 护着我的利益，他不是为对方考虑。这个呢，也仅仅是出于老利呢，也仅仅出于一个自己的一个呃那个小小的私利，想呢能不能在原有基础上哈，去年他得过一份儿也救了，想呢他老伴儿也是残的，这样俩人是不是能够再弄到一份实际上呢，这个呢也不是完全站得住脚，所以变成一种江湖人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。 最后，老力肯定是小江湖干不过这个穿黑皮夹克的这位大大江湖。对他号大。啊！我的观感还是跟纪录片有关。你发现那个残联那个人吧，他不再跟这个你说那个老力说话，他眼睛老看镜头。对他也是有镜头。就是他基本上是在这，既然你拍了。 这事情就得拿出去给人家看，我就得尽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责任。要应对，哎，我在应对这个。而那个老丽呢，他不看，他比他更成熟表演的。但是实际上你们已经分析过了，他也知道这个镜头在拍他，知道这个这一天他不在求他，他不像我们想象的，一般你去办公室看到公家人员，你的手守着发着在求他，没有在求他，他在批评他，他在批评他背后有你知识分子的视角在支撑他。可是那官员的态度更好玩。 一直在看镜头， <laughs> 是，但是关键是他差就差在哪儿？他看镜头他也没演好，看镜头你也得是应当演个好官吧，差不多。他认为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责任就是这样，对的。你看，你看人他的这个反应啊，我就觉得他跟这个劳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啊，就有感情，真的。你看，你就会觉得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你不站起来跟他说话？老实讲，你看我没有跟他这个。 我就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，平常政府里头不都是这样的一种老百姓站着，这坐着？不，我没有这个。我我还觉得他不自然，我觉得那个去讨说法这个老人呢还得更加害怕。在 <laughs> 我的印象里边，还得更加颤抖的来求他。我自己到什么？我不要讲他了。嗯。我自己去找一个行政单位的领导谈一个我的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都得。 哪有什么我站在那边跟他跟他讲理啊？开玩笑，你一讲理就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我，我就在这小说里我也说了，我们现在是一真的是一个粗陋的年代，就是我们粗陋的对待别人，别人也同样粗陋的对待我们。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们粗陋到已经很精致的地步了。对，你这个说的这个粗陋啊，我也挺有感触，就是因为呃，只有他比我们了解的多。你生活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一直记得我们家一个一个亲戚哈。 他就给我讲，就是说啊，呃，我们两个经常啊在聊一些这个这个国家的事儿啊，或者是这种这种社会问题哈。他总是说啊，他说你们啊，这个完全你不了解工厂里、车间里是什么样。他说你这，你你你们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会就你们还是讲理啊。他说这个，你知道我们工厂里，那这个说说几句话，句句都是生殖器啊。他这是，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一种啊。 谁打得过谁，甚甚甚至就是是这么一种很粗鲁的粗陋的一种交流方式，就是说，你以为你跟一个车间主任是可以静下来，咱谈 <laughs> 讲讲道理，就是所以说这个生态，我他就比较熟了。是，就比方说，你看像刚才这段哈，其实前面刚才没放全，还掐了一段呢。这个这段戏的呃第一个镜头进来的时候，是老栗跟石云珠两个人去进残联、上残联那个大楼。 那这个这个片子每次放到这儿的时候，尤其是国外都会笑场。他是用笑场来抗议抗议什么呢？呃，牌子挂的是残联哈，两个残疾人那么吃力的走路哈，他那个二楼他那个接待的那个那个那办公室一定要设在三楼。 就是我这镜头一开始就跟在他们后面，因为呃纪录片是跟拍嘛，不是为残疾人，就不知道是给谁设计的。反正总之就是，你看像这种东西，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，我们就看到他根本就是不为人考虑，其实粗陋的本质。所以说那镜头拍的就是他俩一蹬一蹬的，非常艰难的，上到一半还得歇一会儿。那个拄双拐，那个腿是小时候住在羊圈里边，把腿压的变成不会直了。 半蜷着，那看着是让人揪心的。但是我们的残联的大楼就是这样设计的。我倒是想问问你啊，为什么最后拍着拍着你就跟他们这些人住在一起？也是这样，就纪录片的拍摄，呃，肯定是跟人物生活在一起的，这是一个，呃。 就是也也是我拍片的一种一种方法，或者说一个特别的一个方法，不是说呃一般纪录片都这么拍吧。呃，大部分纪录片也也有这样拍，但是这样拍呢，可能不会像我持续这么长时间，甚至于我甚至觉得。你生活多长时间了？呃，比如算命是在那拍了一年，但是现在呢，拍完之后呢，我也离不开那地儿了，现在就一直在这个镇子上面一直住到现在。北京啊啊，在燕郊。 就属于是呃河北了吧，跟北京挨着。你在那儿租的房子吗？呃，租以前是租，然后后来现在的话就在那儿弄了一个工工作室吧，就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立锥之地了，在那儿可以编点片子可以。所以我对他感兴趣的就是他看到我们平常没机会看到的东西。你比如说你这对这个呃残疾人，这个算算算命算命的和他这个老婆，我觉得中国有时候有句话呀，叫做这个贫贱夫妻百事哀啊。 但是你知道，我看他拍的这些个呃，这个城乡结合部啊，这些边缘人的生活啊，一方面呢，你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啊，是你作为观看者，嗯，你觉得哎呦，这个生活的像在像一个垃圾堆一样的这个地方，怎么可以这么样的乱七八糟？那个锅都是黑的哈，就是，可是另一方面啊，你真的进入之后啊，你又觉得你也不能用这种视角去看，是。 他呀，也是过着跟你一样的人的生活，也有他的快乐，也有他的滋味儿。对。但是你又这是一种让我觉得很混乱的感觉，你又觉得是一种，哎呦，你没法忍受的。嗯。因为我觉得，呃，好像这种这种生命，这种真的像野草一样，在那样的地方，它有它自己的一种生长的方式，有自己的一种一种活法。这种活法，如果真的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感觉到，嗯。 比如说像珍宝岛，写到很多人死去他写本书叫《珍宝岛，是 <laughs> 一个小说啊，很多人死去也是在一个呃城乡交接的部分，也是那么一个混杂的那么一条街上。我纪录片也拍过这条街，我的第一个片子。呃，但是我感觉好像这当中总有还有一种东西可以让这些人支撑下去的。比如说珍宝岛当中，呃，最 <laughs> 举个最不该最不该举的例子，比如说那个警察那个片警最后见到了那个那个那个街上的一个妓女。 这两个人好在一起了，那种瞬间的那种身体的那种之爱，这是真的呀。这这这故事大部分都是有真实原型的嘛。啊，这我觉得这种肉身的这种瞬间的这种温暖感，这种爱。 它也能够使那个小屋，使那条肮脏的街道显得好像，呃，可以支撑下去，可以或者说可以活下去，成为一个理由。嗯，呃，我在跟他们接触当中，这些东西我还是能够经常的能感受到，不是说天天在那块儿，就是苦的不行，确实 <laughs> 确实不舒服。但但你怎么会选？比方说这个算命的这个老头，儿，以及是那个女的，那个叫什么小燕儿。 啊，你你你这人有很多城乡交接部门各色各样的人。如果说你有一个知识分子情怀关怀的话，你会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。那为什么偏偏就这几个？而且你就盯着不不不走了？对，这是跟个人的经历、跟个人的境遇都有关系。比方说，我是六零年代出生，然后呢长在七零年代，然后呢八零年代呢是算是成人。所以这段过程，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是。 我回想我那时候，可能就用两个字来概括比较好，就是斗争。但实际上，小孩根本不知道什么斗争啊，什么这些。实际上呢，小时候我经历的恰恰都是打群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可能这种实际上，呃，这个国家是斗争，是阶级斗争，我们是这个像像那学校里的小江湖、小帮派之间的那种呃争斗。我们反过来是争斗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觉得可能。 从小就对这个斗争，对这种呃所谓的这个像像个小江湖一样那种江湖气的东西，可能就不知不觉的就有那。我觉得中国人骨子里啊。 都有一个江湖，呃，你甚至我认为政府官员也不能免这个江湖，甚至是你以为这个知识分子心中，你们学术界 <laughs> 难道没有江湖吗？表面上讲的都是摆人有侠客梦嘛？对，表面上讲的都是摆在桌子上的很多理由，可是这个心里，你觉得他们说现在就说，你比如呃这个有有的地方，就是说你拍片子，这个审片啊，都有这个变化呀。 呃，过去讲的是这个，就是很正直的语言，说这个怎么能行啊？这个怎么能，这这个就不能啊？现在啊，是什么呢？大家心里都门清，说的那个都是私下里讲的，是江湖的话。什么叫江湖的话？就你看，徐导，就是这个，我已经帮你争取了，这几句话都留下了啊。 <laughs> 这个但是那个你修改一下，修改一下， <laughs> 大家都好做。你看，这就是一种江湖。 <laughs>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很有意思，但是你说的这种啊，呃，这种这种斗争啊，还让我感觉到，我想起一个人叫做蔡明亮，嗯，在这个台湾，你的蔡明亮导演拍的这个电影啊，就上次呃，我跟他接触，他就说他的父亲，他说他他他他的父亲，他小时候老打他，而且这个家庭气氛特别不好，就是老吵架，后来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，于是呢，他后来他。 觉得成年之后，他想出一个道理来。他说呀，就是这种太穷的时候，生活条件太糟糕的时候啊，父亲就容易脾气不好，嗯，就打脾气，就打孩子啊，或者是什么。所以他老把这个跟生活的这种艰难，他那个是生活特艰难的时候啊，人容易这个吵架，甚至于你知道我上次去这个巴厘岛啊，我上次去巴厘岛碰见一个女的导游，这你都不知道。 他专门招待中国人的旺季的时候，他说导游净离婚，你知道为什么离婚吗？他尤其是夫妻俩都是导游，他说那个白天呐受够了这个气啊，晚上夫妻俩呀那简直是忍不住，就必须得吵得打，因为他发泄，他吸收了很多负能量。对，他说一般就这这两个导游两人都是导游，就这个这个就会气愤。所以我是想起什么？你看他拍的一幕，我还想给你看一段，就是啊。 这个等于是，这是拍的是谁呀？是是老唐头，老唐头，老唐这个小燕儿的父亲，就是我算命当中的一个人物的父亲，这样顺藤摸瓜拍。然后就说这种生活条件啊，老唐头呢跟大女婿和大女儿住在一个一个住在一个屋里头，这个屋呢，由于家庭的条件比较差一点呢，当中就隔一个帘儿，晚上睡觉。 那么呢，在睡觉的时候呢，那么呃，当时的情况我不在场，是第二天他们打起来了。然后我摄像机开着，发现是怎么个情况呢？是大女儿和大女婿发现指责老头呢，半夜隔着帘在那边撸管子，就是性自慰呀，啊对，呃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说呢，吵得他们睡不了觉，睡不了觉，于是他们就。 打起来了，然后呢，老头最后呢也是，呃，气得够呛。老头呢，呃，待会儿看那段片段能感觉到。大家可以看看这种这种一个屋檐下的这种冲突。谁心里没有一杆秤啊？是不是？心里都有数。你拍是啥动静？你撸管子什么动静？嘴出气是什么动静？我怎么的？我都有。你晚上你在那弄，我们都睡不着觉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为什么走啊？你两点钟。 看电视看四点上炕你在那嗷嗷喊，我们听不见呢，我们傻啊！哎呀妈呀，哎呀妈，呀，到底儿了！ <laughs> 我们我们在这怎么睡觉啊？好了，我这回走了，你就能。那抖个 <laughs> 声哒哒的，谁听不见呢？对，要让他去给。老不就是他错了。我错在哪儿？你搞窃听器，窃听什么玩意儿？你给你什么任务？我是美国给你什么任务？ 你能确定去听你老丈啊？你干他啊！你明天给我滚！必须得走。不行。银行我不要彩云，我也得走。徐老师谈谈观感。 这些东西跟他从小的长大的这个斗争的背景，其实非常非常有关系。其实真的要回到那个阶级斗争是刚的时候啊，他拍的这些人呢，都是在人民的边缘，随时可以被斗争出去的那个算命的，那个女的是职业，可以说现在来讲是这样。这些在那个时候轻而易举给你划一个坏分子就出去了。对，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啊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他们是弱势群体，他们是被侮辱、被损害者。 这个观念的差别，就是这两个时代的差别。在那个时候，以人民的名义，以无产阶级的名义，把这些本来是人民的部分全赶走。他们在里面讲粗话、吵架，很琐碎的事情。但今天，你稍微有一点人文。 态度的话，这都是非常可悲可叹的。你不能把它全当垃圾扫掉的。嗯，你想他从那么个斗争的年代的过来以后，他现在本能的，他可能甚至不那么明确理论上想，但是他本能的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，我应该把它呈现出来。而这些是被我们干净的媒体、被我们高尚的电影所裁掉的。其实，在文学中有，在寻根文学里，你看韩少功啊，你看莫言啊，他们都有。 可是，一上电视，所以你的纪录片就难难难难供应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啊？ <laughs>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啊，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想改善他们的生活？啊，那当然肯定有，因为在拍摄的时候，在现场就有这种感觉。问题就是说。 呃，一个是呃，个人真的是太渺小了，无能为力；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恐怕这种改善呢，不是那么一个直接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们拍一个片子就能怎么样了。你首先得承认他们也是有自自尊，他也是人性，那你才谈得上下一步才有改善的可能。要是你在前提上觉得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，这是垃圾，这是应该废掉的东西，那也无法改善了。对。 其实所以说，改善的前提是首先得说出他们是谁。对，呃，在一个一个公共话语当中，让他们获得，或者说，呃，由于我们的拍摄使他们获得某种话语权。对，当他们有能力或者是有机会讲述自己是谁了。 然后呢，能够才有可能说为自己争取一点点可怜的那点权利。实际上本来就应当是归属于他的那个权利。这个我们才是说明，才是说我们所说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哈。所以我说他啊，实际上是跟这些人有感情的，他就不像我。你比如说我到印度拍贫民窟啊，我是猎奇的，是没有感情的，就是我会觉得哎呦，怎么可以这么样的脏？其实啊，当你真的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后啊。 你很想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对吗？就是你就有感有有有感情就不一样。对。他说，所以我说对不起，所以我说看见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》，这是纪录片的这系列了。